不过他他基本上康乃迪克康伯半区什么东西啊？不是康乃迪那个班哦班尼迪克啊？怎样啦？Benedict 啦？对对对，不是 Connecticut，Connecticut Cumberbatch 是 Ben Benedict 对 Benedict Cumberbatch。 欢迎收听电影 Podcast 第十九集，我是翻到工作室的 John，我是 Perry。这我们从 d c a r d 的上面找了一些有趣的文章，想要跟大家分享，尤其是电影版嘛。这些过去有电影版，除了 PTT 以外，现在很多人会看 d c a r d 嗯哼，然后所以所以偶尔无聊翻的时候，发现一些在电影版里面有一些有趣的东西啊。嗯，对。然后反正现在 d 卡好像不是只有大学生可以，以前我记得都让学校信箱嘛，现在好像一般人都可以啊。所以跟脸书一开始有点像那样。对对，我觉得他可能要走一些社群的。嗯，我不知道啊，maybe。但不过就是对，有挑了一些有趣的议题，想要跟大家友善分享，跟大家友善 <laughs> 友善讨论一下。对对，充满 <laughs> 尊重、包容跟友善的讨论。对对对，没错没错，尊包友，尊包友。 真包有，真包有，对对对，好。 <laughs> 我我特别挑了几个，但我们可以 focus 在几个。如果我们觉得聊的特别起劲的话，OK OK，那我我先讲，这是在电影版里面的，就是有一个就是台北医学大学男性， <laughs> 他发表了个 <laughs> 他发表了个标题，叫做《国片开始用政治正确题材》。 炒票房？问号。然后我不全部念他的内容，反正总之他的意思就是说，最近呢，他发现很多国片，尤其是卖座像《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啊，《亲爱的房客》、《啊，《怪胎》啊、《孤味无声》啊、《返校》啊，就谈同性恋、女权、精神疾病、性犯罪、爱台湾什么的。然后他说，只是他他对这议题都没什么意见了，但都觉得电影很普通了，是不是？就是有点拿到这么好的评价，是因为政治正确嘛？嗯，类似，我觉得他的问题想讨论这个。啊哈。 就觉得说哦，是不是因为大家看到他要讲哪一个，就是现在大家很关注的议题，所以就特别给他好评，而不是因为觉得那个电影本身真的很棒，所以才给他好评这样子？没错，你怎么看就 o 我怎么看呢？ <laughs> 我是觉得电影一直以来都是在用议题讲故事啊，就是这种东西，从不只是剧情片了，从以前。 就还是剧场的时代就有这样子的状况嘛？就是最近有哪些事情发生是大家关注的，然后就会被拿来写成故事。就你看莎士比亚很多那个剧本的内容，其实也都是在探讨他们当时那个时代发生的一些整个政治啊，或者是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事件啊，只是是把它稍微转化之后，嗯，用比较可能稍微隐晦一点的形式表现出来吧。那我觉得这个一直以来都是。 就是叙事传统的一部分吧，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本身就是用议题去当做故事。他的问题是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我觉得不是议题啊， <laughs> 政治正确，我觉得大家好像，尤其是台湾人，好像不太了解政治正确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大家都会觉得政政治正确，嗯，我只是说要不要要不要讲一下？哦，好啊，就我是觉得很多人现在都觉得政治正确跟政治审查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差异性在吧？就当然他们都是基于一些嗯考量去做言论上的限制，或者是一些说控管也有点奇怪，应该说是约束吧，但是。 我觉得，当我们在谈政治正确的时候，它的目标是为了要弥平一些社会不平等的状态。像譬如说，有一些比较弱势的族群，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不断的被普罗大众歧视啊。那很多用语或者是一些称呼，它是加强了这种不平等的对待。然后可能政府就会说啊，你不可以用这些词之类。就是如果你你讲这些的话，它就是所谓的 hate speech。我不知道中文要怎么翻译啊，反正就是。 歧视性的用语之类的，那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可是对很多其他人来说，他们觉得的政治正确是说，哦，你做的这件事情是不符合现在掌权者他们的政治立场的，或者是你是反对他们行使他们的权利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对你进行就是。 审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你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的时候，自然而然很多人就会开始对这种谈论像同性恋啊，或者是女权之类这种议题的作品感到反感吧，因为他们就会把探讨弱势族群跟啊政府在限制我们的自由这两种。 概念连接在一起。你还记不记得之前你有讲过，就我们好像有讨论过，就是那个小美人鱼，诶，是小美人鱼吗？对对对，小美人鱼，因为之前他们说真人版要找一个黑黑人演员来演女主角嘛。对对对，那。 我就觉得，你如果这么想的话，我比较想要问的问题是：难道你觉得歧视人是你的权利吗？或者是这是一件政府不应该干预你的事情？但我这样问是有点尖锐啦。可是你如果真的认真的去仔细探讨，嗯，讲出这种话的人，他们背后的那个观念的那个。 本质是什么的话，我觉得你会就是抓到一些好像怪怪的地方啊。因为呃，我我这样讲，这我觉得这个发文的人啊，有点那个题目跟内文本身 <laughs> 有点分离了。 <laughs> 但不过我大概知道他想表达，因为他想表达这件事，大概也是近年就是，尤其在很多电影版，不止在第一块 PTT 或者是 Facebook 的很多电影版都会看到这样的讨论，就是是不是就是过度的，反正他们就会用过度政治正确。我说又是政治正确，可以不要再政治正确。 之类的 <laughs> 的的语会在表示说，现在的不管是选角，或是就是，或者有一些女性出来说。 片酬怎么样？等等，就是说，哦，这就是，嗯，是要政什么政治正确之类的。那我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表达这样的东西，但我觉得他内文跟那个 <laughs> 标题不太不太合，就是因为因为他例如他举说国片开始使用政治正确题题材炒票房，嗯，就是说，呃，他认为现在的国片都用他刚认为的，就例如一定要拿女性或者一定要拿什么大家比较忽略的，呃，就像他讲的什么精神疾病啊或者什么来去去炒这个票房，嗯，那。 因为呃，我会觉得啦，就是没有炒票房问题啊，也没有政治正确问题。因为他觉得那几部《无声》《反校》，其实政治正确的点是什么？就是《无声》就是就是一个算是改编自真实事件，但它其实就是发生在各个地方，而且他也没有刻意要。 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按照他们在讲，我觉得可能他他们会觉得政治正确的地方就是说啊，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心情的事情到处都会发生，你干嘛特别去关注？就是这一件事情呢？这样子吧。呃，其实老实说，这样题材也不是第一天拍嘛。当然，就是在过去十年、二十年，很多类似的，确实。所以，所以，我我的意思说，它内容就国片开始不是啊，这不是开始啊。嗯。然后炒票房，我不认为有炒到 <laughs> 什么票房 <laughs> 会因为你选了这样的题材，然后就炒票房。嗯。 我觉得是会有一点点吸引话题性的效果存在，对话题性有了。那有没有转换成票房？那就其实不一定嘛，看情况。对啊，对啊，不一定，这当然完全不一定了。 所以我就说，就是这个讨论的人，我觉得他比较想聊的，应该就我们点刚刚就想谈论这个，就是大家认为就是是不是过度，就是如果把它抽离一点讨论的话，应该是这个东西，嗯哼，而反而不是，就是他提的这个，嗯，我觉得啦，我觉得，嗯，所以你觉得是命题的问题吗？ <laughs> 我我觉得他命题不对，他想问的东西大概就是大家过去这一几年来，就是大家在电影版里面想聊的，就是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讲小美人鱼选黑人女性，就是我们之前聊过，啊哈，哦，还是说他会觉得说。 哦，就是因为你们选择一些敏感的话题，所以大家就不敢把自己真正的对这些电影真正的想法讲出来，而是因为哦，因为他讲了一个就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给这个电影好评的那种感觉。他是是不是觉得大家都会有点基于害怕被出征的那种心态，所以就给这些电影好评这样子？哦，你说他揣测那个大家。 对，因为我觉得他他可能有一点点这样的想法，因为他有提到说，就是哦，我觉得把那个议题抽离开，这些电影好像也大部分也都蛮普通的嘛。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怪怪的，因为我觉得那些电影其实都是蛮认真的在探讨这些议题，那个议题跟那故事本身是非常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它是不能够拆开来看的。所以你说把议题分开来看。 然后它就很普通，这就跟你讲说，我把一道菜里面最重要的那个成分拿掉之后，这个菜吃起来就很普通一样。就像珍珠奶茶不加珍珠是一样的， <laughs> 对，就是你把那个珍珠全部弄掉，然后说那嗯，这个珍珠奶茶喝起来就跟一般的奶茶没有什么两样嘛。对啊。 嗯，反正这个就这样。然后我想要再再讨论一个，另外一个也是在电影版里面的，因为我蛮想去，你应该会很多想法。嗯，哼，我让你发挥一下。 <laughs> 是国 <laughs> 由国立台南大学一位一位男士就是发表了一个梗图，嗯，似曾相识的一幕。嗯，哼，他梗图呢大概就是说，就马丁斯科西斯之前不是讲过，漫威电影不是 Cinema？对，然后说眼红过气导演， <laughs> 然后宫崎骏表示鬼灭那种事情随便拿，然后就是经典神作大导演。 <laughs> 我觉得他讲他下面讲的那个，嗯，就是他写的文字的部分，其实有进一步叙述，就是那个对，对他其实不是认同，对对对，可是他他可能比较有点是在想要谈论台湾的普罗大众对于这两个大导演不一样的回应嘛，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对于像鬼灭，还有像就是漫威电影，他们都是非常大众化、非常大众向的一些，嗯，所谓的娱乐纯娱乐电影嘛，对。 那可是这些大导演对这些片子基本上保持的是一种不是说特别正面的态度，然后就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不太开心吧，大概这种感觉是这样吗？嗯，对吧？呃，大概吧，如果猜测他的。嗯哼。 <laughs> 可我想要表达这个梗图的。对吧？可是我 <laughs> 觉得啊，这个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嘛。一方面是马丁·史科西斯不是过气的导演，好不好？他对，他是他是新好莱坞那一辈出来的导演当中，直到今天拍的电影。 都还非常非常历久弥新。 历久就一方面，他他的旧片，他旧片是历久弥新嘛？ <laughs> 可是历久弥新，对。可是他拍的新片也都是评价很好，而且很有话题性的作品啊。像你看，《爱尔兰人》也是啊，就是那奥斯卡呼声很高，虽然后来被《寄生上流》干掉嘛。可是那是因为《寄生上流》是那种就是欺骗，所以是就是很难赢得了他。不过，《爱尔兰人》本身也是一部佳作嘛。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它太长，或者是你叫一堆老头子去演。 中年人有一点不太有说服力的感觉，可能那那比较不是对于那个故事本身或者是那个制作品质的评论啊。好，这个有点差题了。一方面是我不觉得他是一个过气的导演，另外一方面是这些人他们在电影圈打滚这么久。 而且他们拍的电影都是那种本身有充满了那个呃导演本身自己的想法的作品，所以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是有自己的观点嘛。那马丁·史科西斯他当初在写那篇作品的时候，他其实比较是从他自己那个那个时代的视角去切入的。那其实他里面讲的很多东西我也都蛮认同的，就是他会认为说漫威他基本上是。 他们的作品都是用一种非常有点像工厂的模式制作出来，它都是大，对对对，公式啊，然后制作。对，一方面是它的故事会有。 一些特定的公式，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都是一次计划好，可能五部电影他们的故事要如何彼此串联，还有就是他们要如何建构角色，然后嗯，而且这个建构是必须要让这个角色可以继续在其他电影里面使用等等的这这些所谓的 guideline 嘛，所以嗯，很自然而然这些商业上的考量就会去限制那个故事创作上。 可以发挥的范围或者程度啊，嗯，也就是为什么漫威的电影，即使他们如此的在娱乐性这方面达到很高的成就，可是，在品质方面，就是里面品质最高的作品，还是会给人。 有一点点那种平庸的感觉，就是你如果真的跟那些一般在影史上会被称为神作的作品来比较的话，嗯哼，对，因为总是就是那个某个角色做出牺牲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好啊，这个这个演员他还有九部电影的片约，所以他不太可能在这部电影会死掉，对对，所以那个那 <laughs> 在故事上就会有一点那个冲呃情绪冲击力被削弱的感觉嘛，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啊，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嗯，他其实批评也不是针对创作的那个。 可以发挥的范围批评，那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小的点。他最主要批评的是说，像迪士尼这种超级大公司，他把星际大战啊，他把漫威这些就是大系列买下来之后，他又霸凌那些小的嗯剧院，说你如果不播我们的电影播三个月，而且是在最最大的那个影厅播放的话，我们就不让你们放我们的电影之类这种状况。他是说。 就是这些大的嗯片商，就是电影公司，他们利用他们这些作品的商业影响力，然后去霸凌整个市场，导致很多那些独立制作或者是比较有创作野心的作品没有生存空间这件事情，那其实我是认同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确实就是这些就是嗯迪士尼啊，或者是像华纳之类这些公司确实在影响这个电影产业的整个样貌的的具体的。 方式，所以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很难去谈的议题啦。因为一方面你会说对啊，确实是这样子，没有错。可是另外一方面，嗯，很多人我觉得普罗大众他们都会觉得说啊，反正那些电影我也不看啊，所以我根本不在乎。所以我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那些人吧。嗯，那至于宫崎骏，他从很早就是他还没有成立吉卜力之前，他就是一个就是。 对创作很有主见，然后他其实不太在乎那个这个日本动画产业其他人在做什么事情的一个创作者，他就是一个嗯，其实只对自己的创作想法感兴趣的一个人吧，对吧？所以我觉得你去问他说，哎，现在最卖座的那个作品你觉得如何啊？根本就是问错人嘛，你就是问一个就是那个隐居在深山野林的一个仙人，问他说，哎，你觉得那个？ 最近某个流行歌手他的最新单曲，你觉得怎么样的那种概念？他他根本不会在乎啊！ <laughs> 你干嘛问他这种问题呢？而且你你为什么一定要大师去 <laughs> 认同你的那个观影品味？对对你是大师喜欢什么干你屁事啊？你喜欢就好了，那没错。别人不喜欢，那你就让他们不喜欢嘛，反正你喜欢就好了。对，没错。 OK， <laughs> 反正这个题材大概就到这边。嗯、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 <laughs> 好像很多题材可以从这里。可是你都没有什么想法吗？呃，我我觉得你讲了大部分的重点了，而且就我我认同。 <laughs> 好啊，所以对，就由由我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呃。 大概的摘要这样子，对对对对啊！其实老实说，这种东西平常看到也不会特别去回啦，因为会觉得有点无聊。对啦，就只是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保持这样，我不知道，可能他们想讨论看看别人怎么想的啊，有没有？就是说，有有些人喜欢拿 A 的言论去问 B 嘛，对不对？ 嗯，就是 A 这样讲，他觉得 A 觉得这样，哎，我也不确定这样到底是不是，就他也可能也没思考过，或者甚至也不知道这议题的啊背后原因什么，他就会丢去问 B。嗯哼，哎，你看 A 这样讲，就有点这种感觉了， <laughs> 就是有点想要透过别人的讨论来整理自己的想法那种感觉吗？对了，对了，对。 <laughs> 啊，不过我其实也蛮好奇有没有其他人有不一样的看法的，因为我觉得对，因为你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如果有很强烈的。 主见的话，其实你也很难去呃换位思考吧，就是盲点会还是会有的啦。所以其实就是我们通常很容易陷入这同温层讨论，大家哎我也觉得这样，你也觉得这样，然后反而就忽略一些大家的盲点，就是对对没有想到的，或者对啊。所以嗯，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说这种讨论串它没有它的价值存在了。在网络的讨论板上面打滚这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大的对我的个人成长的帮助，就是帮助我看到很多不同。 背景的人，他们嗯切入事情的观点，然后还有就是会比较了解别人他们的那个整个思考逻辑跟我有什么样的差异，这样子的。所以其实我也是会蛮好奇别人对这些事情有什么可能不一样的想法，是我。 就是有点超乎我的想象，就是我完全没有想过的这样子，对吧？嗯哼，所以也是欢迎欢迎大家回应一下我们提出来这两篇那个文章，对，对对对，对吧？你你们你们可以去上 d 卡找到那些文章看一看，然后在底下回应，或者是或者是在我们那个 YouTube 或者是 IG 或者 Facebook 上面留言来回应，我们也 OK。对对，我我虽然我们知道我们那个粉砖还是蛮佛系的， <laughs> 蛮佛系的，对 <laughs> 吧？不过就是欢迎大家留言了，嗯嗯，对，至少。 我们都会看的啊，我知道，嗯，最好就用 Apple 的，最好到下面给评论以外一定要留言，你知道吗？嗯，留言排名才会往上冲哦。对，要留言， <laughs> 而且要给五颗星留言， <laughs> 好啊，骂我们也给五颗星，嗯嗯，就是你给五颗星，然后骂，随便让你骂，嗯哼，就你觉得我们讲很烂啊，然后没内容什么。 对，留大家给五颗星。对，你你知道为什么要给五颗星吗？因为这样子，嗯，苹果才会把我们的 podcast 推荐出去，然后越多人听到我们的 podcast，就会有越多人来攻审我们。那对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就是拿来制裁我们的方法，就是你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我们到底有多差劲，所以你要给我们五星的留言。对对，你要给五星然后骂我们，对，讲那么烂还可以当 p o d c a s t 没有没内容。 之类的，但就一定要五星。那个一星的我们都不会看。对对对，那一星没没有任何效，那个完全没效，没有用，没有用，就是没有用，对我们来说是那叫什么啊？Water often others back 之类的， <laughs> 这什么 <laughs> 我不知道。 <laughs> 大概就是讲说啊，这个没效了，没用的。好，对，没用的。好好好。 我们今日主题，啊。对对对，今天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啊，我们的一个一位听众，也是 Perry 的朋友推荐的一部电影。对，没错，嗯哼，就是这部叫做你你讲那名字我不会念啊，它叫 <laughs> 它叫 X m a r k n g 啊，中文有两个不同的翻译，一个是机械机，机是那个，这是中国跟。 对，中国翻译叫机械鸡嘛，就是那个女部的那个鸡。对，然后台湾的翻译叫人造医师。对对，没错没错。嗯哼，那那个英文的那个标题，对，你要不要先解释一下这个？它其实不英文啊，它是它是拉丁文，它它的原本的那整个词是 Deus Ex Machina，然后直直接翻译的话，它意思是来自机械的神明。它其实讲的是在古希腊的剧场面的一种叙事的一种算是手法吧。 简单来讲，就是因为他们他们在写剧本的时候，他们常常会不知道该怎么帮故事收尾，所以他们最后就会说啊，然后最后就有一个神明从可能从奥林匹斯山跑下来，然后就大手一挥，然后整个故事就解解决掉，就事件就结束之类这样子。对对，那在他们在那个在剧场里面，他们让那个神明。 来到舞台上的方法就是他们会有一个有点像是悬吊系统之类的吧，然后就让它从上面降下来，所以它就出现了，就是哦，来自那个的。 垂钓姬的那个神明之类的，这样子的的一句话，他其实讲的就是，因为你的剧本一开始就是没有想清楚要怎么收尾，所以最后就随便用一个很很鸟的方式收尾，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laughs> 所以是一个比较负面负面的名称吗？是这样吗？就是不知道怎么收尾，要让神明来收尾，有一点点那样子啊。可是其实因为那个词本身还蛮有诗意的嘛。 所以它其实常常被用在各种不同的，就是可能跟它原本的意思并没有完全相关的东西上面。所以，对啊，那至于放在这部电影。 的那个脉络里面来看的话，他可能讲的比较是说，在探讨那个是否能够从机械里面找到人，就是像人，对对，就是呃自由意志，或者是嗯嗯 self consciousness 嘛，就是是是不是像人类一样是拥有意识，对吧？那稍微讲一下那故事，他是在讲什么？ 他其实主要只有三个演员而已，他就讲说有一个在一间类似 Google 的公司工作的电脑工程师叫 Caleb，他有一天嗯，在一个公司内的比赛当中就是胜出，然后就得到一个礼物，然后那个礼物就是让他可以跟他们公司的 CEO 在他的山林里面的豪宅。 度过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他就去那个老板家，然后就发现那个老板他自己一个人关在他的房子里面，正在试图开发真正的 AI，所谓的 Strong AI，就是呃模拟人类的人工智能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呃，他把 Caleb 找来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 Caleb 进行。 一个 test，图灵测试对，一个图灵测试。那所谓的图灵测试，就是嗯，Alan Turing，就是那个二战时期的那个数学家，他提出来的一个嗯，算是思想实验吧。他又被称为模仿游戏嘛，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模仿游戏那部个影 <laughs> 它名字怎么来的。不过他他基本上康乃迪克康伯半局 <laughs> 什么东西啊？不是康奈那个班哦班班尼迪克， <laughs> 啊，怎样啦？ Benedict 啦，对对对，不是 Connecticut，Connecticut Cumberbatch，是 Ben Benedict，对 Benedict Cumberbatch， 嗯，对，演的那个，嗯哼，那那个测试的内容基本上就讲说，你把一个人跟一个 AI，嗯，放在就是各放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这个房间是被封闭起来的，可是他们声音可以传出来，然后你让一个人坐在这两个房间前面，然后让他跟那个房间里面的人还有 AI 对话。那假如说他没有办法分辨出哪一个是人，哪一个是机器的话，那就表示这个 AI 通过这个这个图灵测试，然后他就，嗯哼，他就是所谓的这就是。 所谓的真正的 AI 啊，那样子的概念，嗯，对啊，那当然在这个电影当中，它的它并不是传统的。 那个 Turing test 它是更更高阶的测试，对，因为比较是更高阶的。嗯哼，那个老板就是 Nathan，他就说，就是如果我让你隔着一个墙壁，然后让你看不到这个 AI，就是 Ava，让你在看不到 Ava 的情况下跟他对话，你一定马上就会认定说他是一个真人。但是现在我们要做进更进一步的，就是让你可以看到他的外表，然后很明确的在认知上知道他是一个机器人。但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是不是还还会觉得他是一个人类？对对，可是这当然并不是，就是这这其实并他他没有讲实话，他背后还是有一点啊。那等下再讲剧情，对对对对，剧情推演你就会知道他其他的目的。对，所以 Caleb 就跟这个 AI Ava 见到面。 然后他们就开始对话嘛，然后就就有点，你就可以感受到他们他们之间有那种情情感张力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因为你就可以看出 Caleb 觉得 Ava 非常的漂亮。那当然，我们观众大部分应该也会觉得 Ava 很漂亮，因为她是。对啊，自从她演那个什么古奇吗？ <laughs> 还是啊，古墓奇兵，然后之前那个就是那个叫那部叫什么去变性的那一部。呃，丹麦女孩。那个。 对，丹麦女孩，对，可是她不，对吧？她演到的，她她是演那个丹麦女孩，她太太啊。还有那个，还有还有还有那个什么？一时想不起来。她演了什么？那个 Alicia Vikander，演对对对，Alicia Vikander，她演很多很多电影。她，好吧，忘记了。 <laughs> <laughs> 我印我印象中，丹麦女孩还有那个古墓奇兵，嗯哼，对。啊。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她，不是因为这两部，哎，哎，那你要查一下吗？啊，绅绅士密令啊！哦，对她演那个，她在《绅士密令》里面，她演的国籍是在《绅士兵》里面，英英国吗？没有，她是美国人吗？美国吗？好像我记得《绅士密令》里面她演的是德国人吧？德国人呢？是吗？哎， <laughs> 他是。 对他，因为我我有看到，因为他是英国的情报局的探员，但是他其实父亲是德国的核弹专家哦，所以呃，Henry Henry Cavill 演的是美国人，对对对，Henry Cavill 就是美就是美国人，然后 <laughs> 那个那个 a r m y a r m y a r m y a r m y 锤子。 对，阿米阿米锤子，阿米锤子演苏联，演苏联的特务。然后，没错，对，Alicia Vikander，他演的是英国的特务。对，没错。嗯，我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他是这里了。嗯，不是，我说我第一次看到他不是这里。哎，那是哪一部啊？我第一次看到他应该是《危机解密》吧？呃，那是那是哪一部？就是那康，不是康班乃迪克， <laughs> 班乃迪克康伯半区演的，他讲那个危那个危机解密的创。 创办人啊，那个故事叫什么名字啊？你说谁的名字？那个 WikiLeaks 的创办人，对对对，WikiLeaks 的创办人，他叫什么？天啊，我忘记叫名。他叫做什么？ <laughs> 我也忘记了。Julian Assange 哦，对，Julian Assange，就是对对对，截至不久前，他还被关在那个哪哪一国大使馆的那个老兄，对对对对，虽然维基解密后来有点有点崩掉啊，因为感觉他们一直在帮俄国做一些。 政治文宣。对对，不过那个就有一点扯到阴谋论的那个领域去了。好，我们先回到那个人造意识吧。对对对，我只想表达一下，Alicia，呃，它叫什么？Felicia。Alicia Vikander。Alicia Vikander。应应该是这样念吧？希望我没念错。可能瑞典发音比较不一样。嗯，好，如果如果我念错的话，你们可以在那个留言里面纠正我。然后反正就是 Ava 那个 AI，就当然就是希望。 Kaleb 可以帮助他逃出那里吗？然后，对，他就跟 Kaleb 讲说，他可以短暂的让那整个设施停电，所以就让那个监控系统可以暂时失效了，对吧？那他其实中间就有有一点来来回回，他们就有点在勾心斗角那种感觉。然后那个 Kaleb 就发现，就是 Nathan 他在制作那整那些 AI 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就是有点把他们就是当可能连家畜都不如吧，就是当物件来看呢。所以就是即使他们在 要被消除记忆啊，或者是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整个发疯了，然后他其实也是用完全满不在乎的态度在对待他们了。 他其实就是有点像一个一个残酷，然后毫无怜悯之心的一个神之类那种那种以这种嗯立场自居的那种感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Caleb 对 Nathan 的好感就持续不断下降，然后也对他充满不信任，然后他就更加坚定的认定说他必须要帮助 Ava 逃出那那个设施。然后可是，一直到最后的时候，Nathan 就才跟他揭晓说，那个测试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看说 Ava 到底有没有办法。 就是利用 Caleb，然后掏出那个设施。就是说我我赋予你。 跟人一样的能力，这当中也包括说谎，然后利用你的女性魅力去操纵一个男人，这样这样子的一个方法。而最后也，他也确实成功了，因为 Caleb 就真的是趁 Nathan 不注意的时候，就有动了一些手脚，然后就让 Ava 逃出了他房间。然后这件事情是 Nathan 没有预测到的，所以最后 Nathan 就被 Ava 跟他联手另外一个就是帮佣的机器人给杀死了。 嗯，然后 Ava 就把 Caleb 关在那个豪宅的房间里面，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就是离开那个房子，那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没错。 嗯哼，剧情大概是这样。我很早就知道这部电影，但我当时一直没有看。嗯哼，然后反正我刚看完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我就想到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科技到底离这个东西多远？就这种 conscious AI 多远？嗯，然后于是我就把这个问题丢给就我那个朋友，嗯，就是呃，就是就是就是推荐说想要讨论这部电影的那位朋友，他反正他在美国也是学这方面的专家，就对。然后我就说，就我们看了非常非常多机器人相关的电影嘛，从最早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最早，但一九六八年那个。 二零零一《太空漫游》就有了，哦对，有那个对就有那个 AI，对对，How <laughs> How 九千。 对对对，还有 n i g h t l 然后后来一九九九九年那个变人啊，那个谁，那个罗宾威廉的那个，对对，Robin 威廉很非常经典，那个也算是一种 AI 原型吧。嗯哼，它是根据艾萨克艾西莫夫的作品改编。对对对，艾西莫夫改编。对，那艾西莫夫是美国三大呃美国的科幻文学黄金时期的三大就是三大作家之一。然后他其实有很多作品都是在探讨就是人造意识的这件事情的。当然他是把它称为机器人嘛。那他最经典的就是。 提出那个机器人三大法则。三大法则，对对对。那接下来，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两千零一年那个 AI 人工智慧，我觉得算是在 AI 这个认知上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就是在探讨就是有如果机器人情感这件事情，或者对对对。然后。 刚刚讲艾希莫夫，就是后来二零零五年那个 Will Smith 演的《机械公敌》嘛，嗯，I Robot，对，I Robot，他就很明确提到就是那三个规则，对，因为 I Robot 就是算是参考了非常多艾希莫夫的作品改编的一个作品啊，没错，然后之前在一二年的时候有一部蛮有趣的电影，是西班牙的，叫做什么《奇迹世界》，然后电影片名什么伊娃。 <laughs> 也就一个 AI 小孩的故事，我没有看过，但我看稍微有，因为当时一直有知道这部电影，嗯哼，对，它算有点也是科幻电影。然后后来我觉得一三年的《云端情人》也算吧，嗯，对对对，其实嗯，人造意识有很多点都让我想到那个《云端情人》，《云端情人》对，嗯哼，然后一五年那个 Chap。 c h a p p y 嘛，就成人世界嘛，那部电影有点忘记片名。嗯 c h a p p y c h a p p y 对，嗯，这个也算。对，他是那个 District Nine 的那个导演拍的啊。你说第九进去的导演？对对对对，他是谁啊？谁演的？他是那个一个南非的乐团，叫做对对对，The a n t w e r t h e a n t w e r 对，什么回答乐团啊？还是对对对对，很很有名的一个乐团。嗯，哼，他们他们的 MV 都超狂野的。 是 Diant 还是底？他他他是念 D and t w r 吗？啊，是哦，嗯哦，OK，嗯哼，那反正对我觉得就是呃，我觉得问说，你看我一直以来我们看了非常非常多这种电影，那从这么久以前就已经大家开始对 AI 有想象，那到底现在到底有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就是呃所谓的有意识的 AI？那啊，他一开始跟我跟我聊的时候，他他其实是。 他其实是说，就是呃意呃，现今的科学其实问题不在于 AI 的部分，是在于意识的研究，就是。 认知心理学、神脑神经科学在这方面的理解真的太少，很难描述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对，因为形容，如果说我们连所谓意识到底是什么都没有办法明确定义的话，那你更不用去讨论说我们能不能创造出意识嘛？对，所以他说，如果你单纯论这个东西，那那可能真的要等有在心理学这方面有重大突破才有可能。那我就问他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所谓的有意识的 AI 跟。 创造出一个意识，就是你知道吗？这有点一点点不一样。我我制造出一个意识，跟一个带有一点意识的 AI，嗯，的的差异是什么了？那他的意思是说，这种东西是呃有点哲学的问题。说在他们 AI 界也是有有分两派了。然后一派是说不可能，就是造出没有意识但又有像人一样的这种他们所谓的就是呃 philosophy 啊什么 philosophical 吗？哦，对对对，philosophical。 <laughs> Philosophical zombie，对，他说这种东西叫 philosophical zombie。嗯，然后另外一种，另外一派，他觉得是可以创造出一种看似有意识的空壳。嗯， <laughs> 但是后者就是这个看起来有意识的空壳，是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像意识，但不是真正所谓我们的 conscious 或是 free will 或者这种东西，它只是看起来像。 这个东西，对对，所以他说这样这一件这个问题，当然在他们 AI 界也是就是你知道有有论战这样子啦，嗯哼，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嗯，那就是说你到底是要创造出一个在架构上跟整体运作的方式都跟人类的意识很相似的一个意识，还是你只是想要创造出一个软体，它外在表现是跟人类一样，可是它其实内部的运作可能跟人类完全不一样的这样子一个东西的那种感觉吗？他他是说像刚刚讲那个后者。 嗯，就是做到非常像有意识的这种，其实是现在很多的 AI 都是其实是类似这个方向了。就你觉得这个电脑在做的判断看起来好像是有自我意识，但其实是做出来的，嘛。就是我们知道它一些 algorithm 是什么，对对对，就它它背后是一堆演算法。 对对，只是它不是真正我们理解，就甚至我们还没理解的，就人类这种意识的原理嘛？对啊，因为像嗯一两年前，Google 在他们的那个发表会上面，不是有发表他们那个 AI Assistant 的功能吗？对对对，就就是他他他们在那个 demo 里面，就直接让那个 AI Assistant 打电话去预约一个东西，对，然后他们他们就用那种他们的那个呃 voice synthesizer，就是仿真人嗯。 语音的那个软体去套在那个做决定的那个 AI 系统上面，所以他在辨识那个就是跟他打讲电话那个人讲出来什么东西是什么之后，他就可以依照那个对方跟他讲说：“哦，我们某一个时间点不行，可是我们这个时间点可以。”然后你可不可以？然后之后那个 AI 就会说：“哦，好，这个时间可以，那我们就约定这个时间好不好？”这样子那种感觉。嗯嗯嗯。所以，对啊，你你听那个 AI 讲话，就真的像是真的人在讲话一样。可是。 你你稍微想一下，或者你对这些东西有一点粗浅的了解，你就知道说它背后真的不可能是象征的人的一个系统存在在那边吗？他只是很擅长模仿人类而已。对。 嗯，就是包含，因为我那朋友也有讲说，就是现在有一个讨论度很高的 AI model 叫 GPT 三，就是他是写文章的，然后基本上很，其实现在看到大家看到他的文章分不出来是人写的还是机器人写的。嗯，对对对，这个我有听说，就是很多网站他们其实都是用 AI 生成的文章在就是发表的，就是很多都是那种内容农场之类的。对对对对，嗯，那当然有一些比较粗浅的就很容易抓到，因为他们就是所谓的。 他们那个只是呃换字的 algorithm，对，那个不太算是 AI 了。对，他就只是把别人的演算法而已。对，把人家的文章偷过来，然后把一些字换换不同的讲法，然后重新发表。所以有的时候，就有些网站上面你看到的文章，就会有点语无伦次的那种感觉，你就觉得说那个作者是不是在写的时候就刚好同时在中风之类的感觉。 <laughs> 对，那嗯，可是现在讲的是。 你给他一些 prompt，然后他就可以写出一个感觉像对，没错，真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那其实也不只是文章的上面有，音乐也是，我知道音乐。对，就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澳洲，他是音乐老师，然后专门教大提琴。他说，他就真的跟有去试过，就是去他去听 AI 写出来的交响乐跟人的，他说很难很难分辨，基本上快分辨不出来。对啊。 <laughs> 说他会不会失业这样子？ <laughs> 啊，对。不过另外一个点，我我觉得应该是不至于，因为至少依照我们现在 AI 的运作方式，因为他们都是你要训练那个 AI 嘛，所以你必须要输入大量的资讯。也就是说，他们如何学会创作，都是基于已经存在的音乐创作出来的。所以说，他们其实。 不太会有开创性吧，嗯，或者是说他们就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做到一些某一些人类可以创作的的创作模式这样子的。 嗯哼，但是一旦这些东西也被分析，然后被写进那些 AI 里面，那说不定人类就真的会被会替换掉了。嗯哼哼。那好，这个可能也是跟电影有一点距离的。可是一直以来，我我觉得其实 AI 在科幻圈子里面是一个讨论度蛮高，而且谈论非常非常久的一个东西嘛。那直泽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比较近期，也就是可能近二三十年吧，可能很多人都会讲说，其实我们该担心的不是像骇客任务或者是。 是像嗯，X Markina 里面的这种所谓的 Strong AI，就是几乎跟人类一样。 拥有这种复杂的思考能力的 AI，我们更应该害怕的是那种没有思考能力的 AI，因为那个才是最可怕的。有一个东西叫做 Paperclip Maximizer，呃，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Paperclip Maximizer。对，那这个照字面上的翻译就是嗯，回文针最大化器。嗯，也就是说，当你创造出一个非常非常有非常强大的解决问题能力的 AI，可是它只能够输入一些简单的指令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出乎你预期的一些结果。就是说，好。 我们现在创造一个很强的 AI，然后我们刚刚讲说，你的工作就是要制造回纹针，那它就会开始嗯寻找可以用来制作回纹针的材料嘛。 然后他就会可能会建构一些可以制造回纹针的工厂，然后之后他就发现说啊，这个我们现在把所有的那种制造回纹针的金属都用完了，可是这边有个新的矿场，然后矿场上面有一个村落，所以我就把这个村落给炸掉，然后我们再去开挖里面继续制造对，然后那个回纹针对对，然后接下来大家就发现说，哎，这 AI 失控，我们要赶快阻止他，然后他就会说，好，你们这些人要阻止我制作更多的回纹针，所以我就把你们杀掉，然后之后全是界 u t 对， <laughs> 之类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是全世界都在，全世界都要阻挠我制造回。 认真，所以我就把全世界毁掉。这样子就是说，因为他们不会做像人类一样的判断，你给他一个指令，他就是就是一股脑的，就是单纯的就朝着那个目标前进嘛，大概就是这种感觉。那另外另外一种类似的。 情境就是所谓的 g r e y goo”，嗯，这是什么 g r e y goo” 啊，你照字面上翻译，“goo” 就是那种粘稠的液体之类的。那 g r e y 就是灰色嘛，就是灰色粘稠液体。那它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创造出可以自己自行繁衍的纳米机器，那这个纳米机器它如果把自行繁衍当成最高宗旨的话，那它就会一直持续不断自我繁衍，繁衍到它把整个星球全都覆盖住，然后那个星球上就 <laughs> 就是没有任何生命可以可以存续下去。那这很有可能是。 就是它，它是一个所谓的 doomsday scenario，就是说世界可能会被 AI 毁灭掉的方式之一那种感觉。嗯嗯嗯。那像像这些情境，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蛮有意思的。对啊，嗯。那这是有电影的题材吧？嗯，我目前好像还没有看过哪一个作品是直接改编《Grey Goo》的这个情境，但是有一个游戏，它的名字就叫《Grey Goo》。什么？它它是一个“集灰谷”？对，灰灰叫灰谷， <laughs> 我不知道。灰谷是 <laughs> 它是这样翻译吗？ 他对啊，对啊，他的中文就翻叫灰谷啊，谷就是那个下谷的那个哦，蛮有意思的，下面一个名对对，有一个有个即时战略游戏就叫《g r e t Goo》，然后它就是里面有其中一个其中一个阵营，就是你可以玩那个《g r e t Goo》，他们就是。 在很多年前被人类送去探索外星外星球，寻找可以移民的星球的的纳米机器，可是后来他们就产生一些嗯异变吧，然后他们可能就改写自己的城市之类，然后最后就开始对很多有人类居住的星球造成问题，大概是这样子。 嗯哼，那另外一个，我还听过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是说，其实我们人类已经发明了一种 AI 系统，然后这个 AI 系统正在慢慢的摧毁这个星球，就是这这正在进行中，而且是过去一百年左右都已经持续在进行中了。他就说，我们其实在一百多年前发明了一种慢性的 AI，slow AI，然后这个 AI 的名字就叫做企业。 <laughs> 对，虽然说这个企业它的它的最基本的那个构成的那个构建是人类没有错，但是基于它的特性，它只会截取人类当中非常少量的那个就是决策的那个 potential，然后它它目的就是为了获利，对它它就是一个纯粹为了获利而存在的 slow AI，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会产生这么多就是把人类当成可消耗性的资源在使用，然后。 如此恣意的破坏星球，也要持续获利的企业，就是因为这些企业本身它就是带有这样子的 AI 的特质，就是运作特质，就是它其实就像一个 paperclip maximizer 那样子，它就是一意的朝着一个非常单一的目标前进，然后有挡在它前面的东西，它都会把它毁掉的那那种模式啊，嗯，对吧？可是这个跟电影比较没有关系啊，这只是从 AI 的那个话题岔出来的东西，那就是有关系。 <laughs> 是 <laughs> <laughs> 啊，对啊对，那嗯，人造意识感觉他谈的比较是自由意志，对对对，他谈的比较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层面吧。呃，嗯，因为因为当然这个觉得过程中有蛮多蛮就是该怎么讲，嗯哼，就反正呃，就就我观影的体验了，先不讲内容或分析的话，我会觉得其是这个老板好很聪明，然后嗯，其实老板也没做错什么，然后主角就是。 可能一开始挑选，我觉得就是哦，这我觉得要回到剧情去讲。他那个这个 Nathan 怎么挑这只 Eva 的外表，是根据他选的这个角色的喜好吧？因为他们是一个做搜寻引擎的公司，所以你的资料基本上都 input 进去，所以他其实可以去借由这样去去找到一个符合你喜好的的样貌。 对对，Nathan，呃，Nathan 就跟 Caleb 说，哦，没有没有，Caleb 问 Nathan 说，就是 Ava 该不会是依照我的个人喜好定制的吧？然后 Nathan 就跟他说，对，我依照你在色情网站上的搜寻，对，就是打造出一个，就是我知道你会喜欢的外表， <laughs> 这是真的蛮危险的。 <laughs> 对，因为现在不是很多人都会讲说，他们可能平常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聊一聊，然后之后他们脸书的广告里面就出现他们聊天内容。对，啊现在就是这样啊。对啊，说不定我们在这边聊一聊，然后等一下我们在 Google 上面看到广告，就是我们现在聊到的东西内容，也说不定。有可能呢，Facebook 上吧，因为就我们现在用 Messenger 在录音。哦，对啊， <laughs> 哦，是吧？糟糕，我们被主客薄监控了。我们不止被主客薄，我们还被 Google，还被 <laughs> Apple，对不对？对啊，所所有人都在监控我们。 啊，对吧？对，是因为基本上现在资讯产业的产品就是人嘛，应该说我们的喜好。 就是他们的商品，因为他们把这些资讯卖给广告商，广告商就知道该怎么对我们做行销。对，是，对，或者说他可以再利用这些资讯去，不管是优化系统啊，不管是就是创造其他东西，就是他他很容易利用我们的资讯。那其实这个之前有一个辩证啊，就是探讨到底这些公司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就是我们是不是无偿的做出这些劳动力，就我们在提供资讯其实是一种劳动力，那他收集的资讯之后的再利用，他我们是不是要得到配？ 赔，或者说我们甚至是不是可以无偿这样去让？就我们可以提供他们去优化他们系统，但他们是不是可以在 package 之后再利用去做其他事情，或是把这个东西？呃，因为其实一开始所有的这种系统它都有一个协议，它可能会收集资料。OK，只是收集资料是一回事嘛，再利用是另一回事啊，卖给其他人是另外一回事。对，我们是否可以拿到 pay 我们是否从这些产出，我们提供的资讯，我们在上面发表文章，我们的喜好，我们的任何搜寻的结果，是不是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 呃，这个，这可能未来会更多这方面讨论，尤其是这方面的商业模式可能会在未来越越来越成熟。嗯嗯，对。但他们现在就是就无偿的使用，这这是事实。而且 <laughs> 我觉得可能比起就是把我们的资讯卖给广告商，还有一个更危险的，就是说有很多那种政治相关的组织，嗯，他们就是会利用这种使用者资讯去克制要怎么影响你。 分化或者对投票决定，或者是甚至分化社会之类的这种事情。对对，因为像之前我就有看过一些那种 data security 的专家，他们在谈说，就是俄国他们就是政府所支持的一些组织，他们就会在推特上面做假账号，或者是买广告，然后同时推白人至上主义的言论，然后再同时推黑人平权的言论。哦，是哦。 对，所以他们其实并不是带着某一个特定的政治立场，就是某某一种理念的立场，他们是带着国家利益的立场。也就是说，我们要造成美国内部的混乱，所以我们去策动他们那些就是最可能发生冲突的族群，让他们就是彼此之间可能会有更多具体的冲突存在，然后造成国家有更多的混乱这样子。嗯哼。 嗯，对，反正这就是所谓比较资讯安全。那回到刚刚就是要讲说这个，就 Ava 的外观或是系等等的样子，其实就是根据那个 Caleb Caleb 在他们公司搜寻引擎的一些结果那 a t n 去创造出来的。 <laughs> 然后有点有点恐怖。 <laughs> 然后这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说我一直觉得 Nathan 其实非常聪明，而且他做了很多判断，包含到后面揭晓，其实他早就知道，就是 Caleb 要帮助就是 Ava 逃跑。嗯哼。然后他也在这个也在他预料之中。然后他也他也认为说，哎，其实蛮成功的，代表 Ava 真的，你知道，如他所所测试的结果一样，利用了一个真实的人类去策动逃跑。 嗯哼，但当然最后那一首没有预料到嘛， <laughs> 就是他喝醉，然后 Caleb 就先篡改城市这件事情。对，不过在我们就是观影者、第三者去看，就是那代表说他的这个 AI 是非常非常成功，而且真的是骗了两个人，因为他他最后在揭晓嘛，就是。 他说：“他其实不只是要测试这个 Ava 是不是喜欢主角 Caleb，而是是欺，其实是欺骗，让主角以为这个 Ava 喜欢他，而利用他去逃跑。嗯，那以我们观影者的角度，对他验证成功，但最 <laughs> 但没办法，最终就是。” Nathan 也被干掉，那 Caleb 就真的被利用，被关在里面。对对，最后我觉得他最后那段真的有很强的冲击力，尤其是 Caleb 被关在那个对玻玻璃门后面，然后想要逃出来，然后 Ava 就就是几乎是完全连看都不看他一眼，然后就直接搭电梯离开那个房子。对的那段，就会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吧。我突然知道为什么就是 Caleb 没办法成为很优秀的。 programmer 就他不够理智，然后加上就他社会经验很少嘛，因为他那一 n 找他是因为他没有女朋友、没有家人什么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我自己乱脑补的，但我觉得 maybe 就这样说他很单纯嘛。那他就是一个特特别被选来测试测试的嘛，因为他很显然就是一个比较容易被人家。 操控的一个人吧，对，是啊，就是特别早过，嗯嗯，所以所以他就没办法很理性的去，所以一开始 Nathan，你见 Nathan 一开始叫他，就中间有一段，嗯呃，他叫他你用你的脑袋思考，他在跟他讲那个那个抽象化那一段，嗯，你有你有印象吗？嗯，你要不要讲一下？我我要翻一下。 <laughs> <laughs> 因为因为我有点忘记他到底实际上跟他讲，我是印象中，就 Nathan 教他说用你的脑袋思考一下，不要用情绪思考。因为我觉得他一开始看到这个 A v a 的时候非常冲击嘛，他没办法判断说，就是我觉得这是他一开始有点吓到，就这个到底是 A I 还是？ 人他其实自己已经有点分不出来，嗯，然后到后面他被操控到，他一直跟 Ava 对话，他都怀疑他自己是不是那个机器人。其实我觉得这看到这里觉得很有趣，如果他是机器人哦，就是好像有类似的电影题材。对啊，可是如果那样的话就老梗了嘛，老梗了，对对啊，而且那样子就会感觉那个情境呃，就是那个情节就纯粹只是为了要让观众被冲击，而不是因为他对故事会有什么。 对有趣的影响，这样子。对啊，反正大概如果说关于你的心得上，我会觉得就几个点还蛮算是新奇的吧。就是相较于过去，但我觉得它的架构比较小了，就它其实就是在探讨一个非常高阶的图灵测试，而且格局蛮局限的。它没有到像 AI 人工智慧就两千零一年那一部那样，它去提升升华到更高层次。关于爱啊，是不是？就是 AI 是不是？ 有知道所谓的爱，或是等等，然后也没有像其他，就是他那个环境就是在一个实验室，然后只有三个人的互动，嗯哼，所以我觉得格局是小一点，但探讨题材非常有趣啊，它就是 focus 在人跟 AI 或是人跟人之间，嗯哼，我觉得它其实也是有一些。 可以诠释的空间，因为像最后 Nathan 跟 Caleb 说，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在于他是不是只是外在表现出喜欢你，还是他是真的喜欢你，而是有第三个选项，就是他是不是假装在喜欢你。 可是，即使你假假如说，即使那个假装在喜欢你的这件事情是成立的，那这还是没有回答说他到底是不是在假装喜欢的这件事情啊？就是他到底能不能真的像人类一样喜欢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嗯，一个还蛮值得探讨的问题。 那这个也是，所以我觉得他他没有讨论到这个，对，就是他没有讨论到，这是为什么这部电影会让我想到《云端情人》啊？对对，这边可能会爆《云端情人》的大雷哦，所以呃，就是如果不想被爆的话，可以稍微跳过后面这一段。不过就是在《云端情人》的结局的时候，那个主角就是瓦昆演的瓦昆 Phoenix。 对他，他演的那个主角，他就发现他的那个，嗯，那个电脑软体的女朋友，其实同时还跟大票的人在交往。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什么，他他同时跟几千个人在聊天之类的。 嗯嗯嗯，那我就在想说，对啊，就是像这种 strong AI，我们一直在讲说他们的危险之处是因为他们跟人类很相似。可是我一直会觉得说不对吧，他们的危险之处应该在于说他们跟人类有一点点相似，可是，在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存在。然后那个差异是不可知的，因为像人类，我们是就是几十万年的演化下来的的产品嘛，就是我们是透过。 就是我们是被我们的环境所形塑的，我们是被就是。 嗯，社会啊，各种东西所形塑的，我们所有做决策背后那个基础，都是基于我们的生理跟心理的构造。但是这些 AI，他们的生理跟心理的构造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他们是由我们创造的，所以他们肯定会有我们的特质在里面，没有错。但是他们的硬体跟我们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需求他们没有，我们的欲望他们也不见得会有，除非我们写进他们里面去。可是那些欲望经由他们。 自己本身的那些演算法的诠释，你也不知道他们展现出来的方式是不是会跟我们一样，就像我们前面讲那个 Paperclip Maximizer 一样嘛，就是我们我们可能想说制作回文针，我们就只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去制作回文针，可是 AI 可能就会用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嗯，对吧？所以就是像在云端情人里面，我们一开始会那个故事会让我们觉得很窝心，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是用人类面对恋爱的态度在看待这段关系，是一直。 到最后，我们会觉得好像被肚子被揍了一拳，是因为我们突然意识到那个 AI，他们他们的价值观跟人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觉得人造意识的结局也有一点点类似的感觉，就是你会突然在最后那一刻意识到，说那个 AI 它的它的价值观跟人类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种诠释方式啊。另外一种诠释方式是，嗯，你可以说哦。 那个 Nathan 他其实创造出一个 <laughs> 有反社会性人格的一个人类这样子，因为我 <laughs> 其实不懂是为什么 AI 会一直想要出去，嗯，就是这个是被隐藏在前里面的前提，嗯，就是他吸收了这么多可能人类给他的知识，其实他为什么想出去，就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对啊，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假如说那个 AI 它的眼睛就是摄影机嘛。 然后他的脑袋里面就是处理这些视觉资讯，也都纯粹是影像处理的软体。那你播放，就是你把影片输入到他脑袋里面，你把第一人称的影片输入到他脑袋里面，跟他自己在现实中看到的东西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就是感知上的差异在哪里啊？嗯嗯，那对啊，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除非你是从一种回归到人类为什么会。 不想要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其实完全不一样啊！就是因为因为关在小房间，有很多不管是生理或心理上的反应呢，其实这不 AI 不会有这个东西。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嘛。就是那个 AI 为什么会想要逃出去，还是他对啊对啊，他纯粹只是因为 Nathan 把他的设计要测试他会不会逃出去，所以就就设定设定他的主要目标是逃出那个设施。对啊，那他逃出去之后目标就达到了。但其实看起来不是这样，因为他提到了，就我记得。 呃，Kaleb 提到一个关于什么玛丽什么测试的啊，玛玛丽的房间，玛丽的房间就是他知道各种玛丽。 对他知道各种颜色，但是他从来他只能看到黑白这个事情，他就很像这个机器人对吧？嗯，对啊，其实这个就回到刚谈的东西啊，因为那个就是黑白玛丽，他在谈的就是说，假如说有一个有一个人，他叫玛丽，然后他从小就是在一个黑白的房间里面长大的，嗯，然后那个那房间里面所有的物件全部都是黑白的，没有黑白以外的任何东西，对，可是他他在这个房间里面学习到了所有跟呃外在世界所有跟颜色有关的知识，所以他认知上是了解。 颜色这回事可是当他离开了这个房间，到了外面之后，他透过自己的身体去具体的感受到外在世界，然后。 真的透过自己眼睛确实看到的颜色，那他透过这个感官所惊艳到的东西，就是跟他透过那个书里面所学到的东西，它的本质上是是有什么差异的吗？嗯，我觉得他想要探讨是这件事情吧。对啊，对啊，嗯，所以其实就跟我刚讲的有点相似啊。可是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吧？因为 AI 它身上的所有的配备跟你在外面用来拍摄用的配备，很可能规格就是有一些规格可能是相似的啊。那你如果只是纯粹把相同规格的器材所接收到的那个。 就是影片或者是音讯传到他脑袋里面的话，那这跟他自己在外面走动的时候经验到的那个资讯，他之间的那个差异到底是什么呢？对啊，而且就是我我就会想说，呃，我觉得他探讨蛮多问题啦，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为什么要出去，那我们只能假设是 Nathan 写的嘛。那但是因为我他在剧情中一直就是暗示着说，暗示这个。 机器人其实可能是有 free will，而且是想要去你知道看这个世界，而且看不止在这个房间，想想认识这个房间以外的人类，嗯嗯，这的那种动机，就是你会一直感受到这个这个情绪在，嗯嗯嗯。然后例如他想要到什么十字路口，因为可以看到都是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嗯嗯，对。那因为这个电影并没有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就是例如是不是真的是那一生就是这样写，还是其实是他真的是有某种。 知道，非常贴近人类的这种自由意志，去想象出这个东西，所以他想要去知道 fulfill 他的这个想象，去这样看到。所以这部电影本质上就像是一个图灵测试嘛？嗯，对啊，就是只是受测验的人是我们，对观众。 对，因为我们必须要决定说，我们到底觉得 Ava 是它是基于某一种跟人类非常相似的渴望，所以才做出这些事情，还是它只是纯粹一个很公允心计，然后很擅长利用人的一个被设计出这样的。对，它只是被设计成很就是有很强的这样子的功能的一个机器而已。对，对啊，其实我们就是在被受测试的，其实这就是一个 Turing test 嘛。 <laughs> 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个 Turing test， <laughs> 对， <laughs> 蛮有意思的。 对啊，对啊，嗯哼，虽然也算一个小品电影，但我觉得它可以延伸讨论的东西非常多了。嗯，就是从这个点去切入，就因为像我刚刚前面提有一大堆这种 AI 科幻电影可以聊，嗯，非常多啊。我觉得人造意识一直都是一个人很感兴趣的东西吧。当然，它的本质是来自于人类对自己的好奇心吧。是是是，很多其实是自我问答，就像人为什么存在，其实类似这样的问题。 对啊，放在机器人。嗯，你也不能够纯粹因为 Ava 最后抛弃了 Caleb 而说，哦，对啊，你看他就是没有真正的人性嘛。因为这种事情人类也会做出来啊。是，没错。对啊，有一些反社会性人格的人，他们就是会完全不顾人家死活，然后踩着人家的头往上爬。那你要说他们没有人性吗？那你要怎么定义人性？这个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laughs> 对啊，暴也是 <laughs> 人性啊，残酷也是人性啊。对，对啊，就这样吧。 <laughs> OK 啊，其实时间也够。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如果说我们做在做比较多的 research 的话，其实可以谈到蛮深的程度哎。但是光是讲一些比较表层的东西，就已经可以讲这么长了。所以看看吧，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再挑一些对科幻的东西，可以在一起。因为其实很多很相近的概念，其实可以放在一起讲。对啊，就像你刚刚讲到云端情人嘛，嗯，对啊。虽然我们刚刚已经把云端情人最后的雷给爆出来， <laughs> 只是这个电影重点不是雷啊。嗯，我觉得云端情人重点不是那个。 最后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确实啊，不过我觉得那个情绪，整个电影的情感体验还是还是有一些重要性存在啊，就是就是当你最后意识到。 那个就真正的状况的时候，那只是嗯，心寒的感觉还是我会觉得很有趣，就这不就是开放式关系吗？你看那个就是赫尔那个机器人为了男主角做这么多，还帮他找一个，他为了让他就是感受到真人，他还找了一个真人，你知道吗？帮他，对啊，这难道他是难道这不是爱你的表现吗？难道我就？ 不能就是同时跟很多人，那不就这不就是开放式关系吗？嗯，就是当然对啊，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讲说 <laughs> 对啊，这个确实跟开放式关系是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但当然，这要男主角知情同意啦，就是就是，我只是说，就是这人类也会做出类似的行为啊。对，嗯哼，而且这也不代表他不爱男主角啊。对啊。 这个这个真是一个很难讨讨论的事情，就是说它有很多那种旁枝末节跟嗯可能性吧，就是因为它没有，当然没有把所有的细节都讲明白，所以就变成说你你要自己去猜测，或者你要自己去诠释这样子。嗯嗯嗯，我觉得光是开放式关系这个点就可以讨论很多，因为开放式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laughs> 啊，这个情感上也是一个复杂立题，对吧？嗯啊。 <laughs> 啊，未来有机会再聊。 <laughs> 对啊，说说到在云端情人里面。 那个女朋友帮他找的那个，他他找他雇佣一个女生来让他可以在肉体上发生关系，就是把那个女生当成是他来发生关系嘛，因为他是软体，所以他没有身体嘛。对，那那个演那个那个来服务他们的那个女生，她其实也有演《骇客军团》哦，真的，嗯，她算是里面的一个，嗯，算是女主角之一吧。我我忘记了，我只记得埃及人。哎，哦，你说王男 <laughs> 主角埃及人啊？对对 <laughs> 对，他是演他。 他的那个童年，就是童年玩伴，就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那样子，那个角色。哦，是啊，嗯，对啊，没有这个，这不重要，这只是突然想到一个点啊。嗯哼，嗯那其实说到 AI，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Westworld 嘛。啊，对，哎，这个是你很擅长的，对我都快忘了。对啊，对啊，所以你不是特别做了这个影片？哦，对啊，那个还是我频道上面目前观看次数最多的影片。对。 对，就是那个谈谈论迷宫的那个嘛，对吧？可是那个又是从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因为在 Westworld 里面，它的那个 AI。 跟我们一般这些作品里面的 AI 又不太一样，它那个比较是说这些机器人，它不是设计成要拥有自我意识，可是它就是有一点不知不觉就慢慢发展出自我意识，对对对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可能跟《攻壳机动队》比较像。嗯，对，因为像在《攻壳机动队》里面那个傀儡师，他一开始是公安六科，嗯，他们创造出来的一个。 资讯站的武器，嗯，可是当那个软体跟网络连接上之后，它就在资讯的海洋里面产生了自我意识，嗯，对吧？我觉得这这些也都是一一些蛮有意思的点呢，嗯，对吧？就是就是每一个科幻作品，它都有一些它自己的，嗯，不同的切入角度，然后就会延伸去连接到很多其他有趣的议题啊，说不定这是我们之后可以讨论的一些东西，可以啊，这是你的专专长啊， <laughs> 也没有到专场啊。 <laughs> 而且《West World》我第三季也没有看。而且《West World》是翻拍，对不对？它是更早之前就已经有过了。 它是改编一部电影，嗯，它是嗯改编那个它呃那部电影的导演是《侏罗纪公园》的原著小说的作者。哦，你说那个 Michael 呃 Michael Crichton 呃 Crichton 呃对对 Michael Crichton 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写那种嗯就是探讨一些科技啊还有伦理之类的。对啊，他就是哈佛文学，然后学士后医学院。 然后写《整形春秋》，嗯哼，对的，这样对像因为你你其实你从嗯《侏罗纪公园》里面，你也可以看出一些对于科技还有伦理的探讨嘛。对，是这样子。对，相较于后来的那个《侏罗纪世界》，好了，《侏罗纪世界》也有啦， <laughs> 但就是就有点就是太直白，嗯， <laughs> 就是有点被被稀释过那种感觉。还真的，最后《侏罗纪世界》对啊，所以，假如假如说，嗯，《侏罗纪公园》是 cinema 的话。 那侏罗纪世界就不是神了吗？嗯， <laughs> 又回到一开始那个话题。对对对对， <laughs>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侏罗纪公园》它这部电影本身的制作上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它等于是很多近代那种电影特效的那个，算是一个开拓者吧，因为它开发很多新的技术，技术，对对对对，像他们当时做那些。 恐龙的 CG 的时候，他们是有点交互使用，就有一有一些镜头他们是用模型去拍的，然后有一些是用电脑去做的。对，嗯，对。我们可能之后找个机会也可以谈谈，可能侏罗纪公园之类。的。然后我们后续还有一些其他要合作的，哦，非常多，已经不知道排到哪边去了，哦， <laughs> 超多，瞧不瞧得住时间。 <laughs> <laughs> 对啊，当然大就是大家大家可以多互动啊， 就是留言，然后虽然我们 IG 或 Facebook 没有特别常发文，但你们可以就私讯或者怎么样，嗯，就我们通常都会回。然后就如果说特别想听我们聊什么，就是就欢迎留言，我们都一定会找时间去录。然后如果有什么指教也欢迎啊，就是例如我们聊的东西可能觉得太浅或太深，哎，但是我最近遇到蛮多朋友，我就问他们。 他们都有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都认为我都会问他们说你们会觉得很无聊，或者说没什么内容，或者什么？他们都说不会，而且听得下去。我是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是我们朋友还是怎 <laughs> 样，但但但至少就他们还讲得出一些比内容的话，对，而且讲出一些内容，说哦，你那几条那个代表真的有听这样，就有一点点记忆点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代表呃，算是应该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啦，我们没有走偏啦。 嗯，对啊，对啊。好，那接下来就期待我们跟哪两位朋友聊天呢？呃，现在公布了吗？也可以，我就可以预告一下。好了，我们之后会跟就是部长，就那 YouTuber <laughs> 钱家电吉拿棒成员。嗯哼。 <laughs> <laughs> 我们在慢慢的把加利吉他帮所有成员都对对，我们要找来节目上。基本上 X、X、Y 也差不多要敲定了啦。嗯，就只剩宝尼，不知道约不约得到。他他可能比较夯一点啊，对 <laughs> 对，对，他会比较难，比较困难一点。嗯，然后再来就是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算我的朋友啦，就是有一个做 True Crime 真实犯罪的 Podcaster 叫做。 他的节目叫做《他说犯罪》，那之后我们也会跟他聊一集。对，而且是聊最近非常夯，也就是 <laughs> 是是否因为政治正确而特别有话题性的一部电影。 <laughs> 是否最近国片 <laughs> 是否因为政治正确有炒作票房？对，我我们要谈的是《无声》啊。对对对，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嗯，非常优秀。对那还有，但是等之后再慢慢公布。我们敲了超多。 嗯哼，对我去敲超多，对，我们不能一次就把那个所有的对对后后续的那个安排都讲出来，对，没错没错，不然都要下所以卖个关子。 <laughs> 对对，我绝对绝对不会说那个，就是接下来 Donald Trump 要上我们节目，对我们绝对不会说，我绝对不会说什么什么李安之类的要上我节目， <laughs> 我绝对不会说 Quentin Tarantino 要上我们节目，没错，绝对不会说 Christopher Nolan 会上我节目。 <laughs> 就嘘嘘嘘嘘，不可以讲，样，对，不能讲，好啊，那就这样，赶快上我们的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颗星吧。然后不管有什么评论都可以，打招呼也可以，骂我们也可以，称赞鼓励也可以， <laughs> 没有错，对，好，好啊，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喽，拜拜，拜拜。